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地学习日语吧。今天学习第四十三课，重点语句是。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为什么呢？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她正在参加大学的研修旅行，现在来到了兵库县的基路城。基路城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。学生们正在听铃木教授的讲解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听第四十三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。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为什么呢？ 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。さすが、ロドリゴお来讲解一下。林木教授说：“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基路城被称为奇迹之城。姫路城是姬路城 在地名 h i m 后面加上了表示城堡的 Jo，是表示主题的助词，是奇迹，是连接名词和名词的助词，是城堡。哎，城堡不是 Jo 吗？城堡的“城”字没有接在固有名词后面，而是单独使用的时候读作西肉。 是助词表示引用と加上，言われています，就是被称为、被叫做的意思。います，意思是称叫，被动形是，言われます，被称被叫，言われます的天形是，言われて。我记得天形后续 是用来说明持续进行的动作或状态的。是的，铃木教授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“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”为什么呢？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：“どうして？”为什么？是询问理由或原因的说法。正式的说法是：“なぜ？”为什么？“でしょう。”意思是“是什么什么吧，会什么什么吧。” 表示推测，卡是疑问句句尾使用的助词。下面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。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罗德里戈做出了回答。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。因为在战争中也没有烧毁。戦争是战争，でも是助词。 意思是即使什么什么也，在这里强调即使在战争中也如何如何。焼けなかった是没有烧毁的意思，它是焼けませんでした的轻松语气的说法。mas 型的动词是焼けます烧毁。说到战争，我就想到了和平。和平用日语怎么说呢？是平和。好。 我们接着来看绘画内容。是“因为”的意思，是表示理由的助词。是句尾的郑重说法。基路城虽说是木结构建筑，但却从未发生过火灾，至今仍保留着四百年前的面貌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，基路城的天守阁曾有燃烧弹落入，但据说是哑弹。真的吗？ 有机会我一定要去记录城看看，罗德里戈到底是喜欢历史小说，对城堡非常了解啊！是啊，安娜对罗德里戈说：“萨斯啊罗德里戈。到底是罗德里戈。萨斯啊是到底是真不愧是的意思。罗德里戈是罗德里戈。因为他们是好朋友，所以安娜没有用敬称。萨斯が。 被安娜这么一夸奖，罗德里戈心里一定美滋滋的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四十三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，为什么呢？姫路城は奇跡の城と言われています。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戦争でも焼けなかったからです。さすが。 ドリゴ。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高奈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今天学习了表示推测的“でしょう”这个说法，这是在什么场合下使用的呢？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接在句尾，表示对将来的预测或叙述一件不确定的事。和名词、形容词一起使用的时候，把句尾的 “this” 变成 h e s h o w 例如：“明天会下雨吧？”“明天是明日，雨是 ”“ame”，“ 明天下雨是明日 h i da 把 this 变成 the show 就是，明日は雨でしょう。明天会下雨吧。和动词一起使用时，要先把动词变成词书形或 nice 形等普通体，然后再加上 the show。我们来想想看，他会去吧？这个句子应该怎么说呢？他是，去是，行那么。 他去就是，他来吧，去吗？去吗？的词书形是，去，所以他会去吧？就是，他来吧，去的。说，我们在第二十五课学过，用的，好像这个说法，它是用的的轻松语气的说法，和的说很相似。那么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？他来吧，去用的。 意思是他好像去，意思是他会去吧，也就是说，说话人根据当时情况做出判断时用 yo des 或 yo r 的”，而 t h e sho w 则表示对未来的推测。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心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这是门铃的声音吧？对，日语里这样说。冰崩在智力竞赛中回答正确时，出题的人会说冰崩表示回答错误的拟声拟态词是什么呢？bu 这个说法来源于蜂鸣器的声音。身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 p i 和 b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e d o 鸡路城又名白鹿城，白鹿是一种白色的鸟。关于这个名字的起源有很多种说法，不过据说是因为白色的城堡看上去像白鹿一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四十三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：どうしてでしょうか？为什么呢？ 下节课，安娜他们要体验茶道。欢迎您到时收听。